课文一，在房间。这块手表是你的吗？不是我的，是我爸爸的。多少钱买的？三千多块。手表，千。